童话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波斯王国里，住着一位毛毯商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哥哥叫卡西姆，弟弟叫阿里巴巴。商人死后，贪婪的卡西姆独自接管了父亲的商店，甩开了天真的弟弟阿里巴巴。卡西姆娶了一个富有的女人。 而阿里巴巴为了养家糊口，只能靠砍柴卖柴为生。有一天，阿里巴巴正在森林里砍柴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奔跑的马蹄声。啊，啊！他吓得藏到树后面，然后看到一支四十人的队伍。 马背上还驮着口袋，队伍在山脚下一块大石头前面停下来。这些人腰里都别着刀，肯定是一帮盗贼。他们来森林里做什么？其中一个盗贼像是他们的首领，他来到大石头前面：“芝麻开门。” 阿里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哇！原来这块大石头是一个山洞的石门，这帮盗贼进去以后，石门就关上了。阿里巴巴惊呆了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过了一会儿，石门又开了，盗贼们都空着手出来了。 他们把口袋放在山洞里了。盗贼们骑上马，消失在森林里。哦，这一定是他们藏宝贝的山洞。阿里巴巴忍不住想进山洞看看，他站在大石头前面喊道：“芝麻开门！”石门就像之前那样打开了。阿里巴巴走了进去。 里面有成堆的金子、银子、珍贵的器皿、钻石和宝石。阿里巴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宝贝。哇！阿里巴巴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可是揉了揉眼，发现宝贝明明就在眼前。我拿点金子吧，盗贼们不会看出来的。于是阿里巴巴装了一袋金币回家了。 快看，我带回什么来了！阿里巴巴把一整袋金币都倒了出来，他妻子看到这么多金币之后惊呆了。啊，这是你偷来的？说来话长，这些金币是偷来的，但不是我偷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数数有多少？这么多金币怎么数得过来？去我哥哥家。 借一把秤来，阿里巴巴的妻子立马跑去哥哥家借秤。亲爱的，把你家秤借我用一下吧，明天一早就还你。您要称点什么？就称点粮食。卡西姆的妻子很狡猾，他认为阿里巴巴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粮食要称，所以他在秤盘底下滴了些蜡。 然后借给了阿里巴巴的妻子。阿里巴巴的妻子称了称金币，觉得非常满意。我们有钱了，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不能太着急，别人会起疑心的，不能让别人看出咱们的秘密。阿里巴巴的妻子同意保持低调，但是第二天，卡西姆的老婆看到秤盘底下粘着一个金币。 她马上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的丈夫卡西姆。阿里巴巴有金币，他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得问个明白。卡西姆嫉妒得睡不着觉，所以他立刻就来找阿里巴巴。你好啊，阿里兄弟，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帮助。 别不好意思，需要什么就直说，你老哥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哦，哥哥，谢谢你能这么关心我。可是我现在有钱了，什么都不缺。有钱了，快跟我说说。 天真的阿里巴巴心里藏不住秘密，就把盗贼和山洞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哥哥卡西姆。哦，太好了，我明天就去看看。毕竟，我是你的哥哥，帮你看管财富是我的责任。呃，打开石门的暗号是什么呀？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 啊，芝麻开门！啊，我得记好了，芝麻开门。第二天早上，卡西姆就带着四头强壮的骡子去山洞运金子。我会比最有钱的人还有钱！哈哈哈哈哈！到了山洞之后，他喊道：“芝麻开门！”门开了，等他进去之后又关上。太神奇了，真不敢相信。 这么多金子和宝石，我要把这些宝贝全都运走。卡西姆把所有的金子和宝石都装进口袋，可是当他要出去时，却想不起暗号来了。暗号是什么来着？嗯嗯，麦子开门，玉米开门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谁来把门打开呀？ 卡西姆兴奋过头，忘记了暗号，被困在了山洞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隆隆的马蹄声，四十大盗来了。芝麻开门！石门打开以后，盗贼发现卡西姆跪在里面，他们一句话也没问，直接杀死了卡西姆，并把他的尸体留在了山洞里。 卡西姆的妻子把卡西姆失踪的事情告诉了阿里巴巴。他去山洞了，我去把他找回来。阿里巴巴来到山洞，发现了卡西姆的尸体。哦，不不！他用一头骡子把卡西姆的尸体驮回了家。卡西姆的仆人莫格安娜听说了这件事。 不能让别人知道卡西姆被杀死的事，我这就去找医生买药。就说卡西姆生病了，等明天早上我们再宣布他因病去世了。大家同意了他的计划。几天之后，卡西姆的妻子伤心过度也去世了。我的两个主人都去世了，请你们收留我吧。阿里巴巴知道他很聪明。 以后一定用得着，就把他留下了。第二天，盗贼又来到了山洞。尸体怎么不见了？肯定还有别人知道山洞的秘密。这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财富，不能让别人弄走了。一定要查出谁是我们的敌人。快去村子里查查，最近谁家死人了？ 于是，盗贼们前往村子里寻找他们的敌人。有一个盗贼来到医生家门前：“嘿，医生，你知道这几天谁家死人了吗？”“是的，卡西姆死了。他的仆人来找我买药，我就给他开了药，但是他还是死了。我很难过。他可真倒霉。他家在哪儿？”“他家现在没人住了。” 不过，沿着这条路就能找到他弟弟阿里巴巴的家。盗贼心想：阿里巴巴一定就是那个运走尸体的人，所以等到了晚上，他就来到阿里巴巴家门前，在门上做了个记号。明天就带兄弟们来除掉这一家人。第二天早上，莫格安娜。 看到了门上的记号，聪明的莫格安娜猜到这个记号预示着危险，所以她就在每家的门上都做了相同的记号。到了晚上，盗贼们来了，但是却被搞晕了，因为每家门上都有相同的记号，所以只能失望而归。明天我要亲自出马，盗贼首领这次亲自出马。 他确实比其他盗贼要聪明，他没有在门上做记号，而是仔细观察阿里巴巴的房子，并牢牢记在心里。他找来四十头骡子和四十个水桶，把其中一个水桶装满油，其他每个桶里藏一个盗贼。他自己扮成一个卖油的商人，来到阿里巴巴家门前。 <laughs> 你要找谁？ 我是一个商人，要去亚洲卖油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在找歇脚的地方。去亚洲要走很远呢，快请进来休息吧。我得检查一下你的油桶。哦，当然必须的。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当然要确保自己的安全。 莫格安娜打开的恰好是那个装满油的木桶，她放心了，就放盗贼首领进来了。莫格安娜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她在上菜时看到这个商人手上戴着一个戒指，跟阿里巴巴用金币买来的戒指一模一样，所以就起了疑心。他轻轻地走到了木桶旁边，敲了敲。老大，我们该出来了吗？ 莫格安娜马上就明白了盗贼的伎俩。她检查后发现，每个木桶里都藏着一个盗贼。于是他把那一桶油倒在一口大锅里烧开，然后在每个木桶上浇了一盆。就这样。 除掉了那些盗贼。到了夜里，盗贼首领来叫他的同伙，但当他打开木桶时，被吓坏了。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吓得赶紧逃走了。第二天，莫格安娜把这件事告诉了阿里巴巴：“是你救了我，我感激不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只是一个仆人，而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。” 谢谢您，主人。从此，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阿里巴巴是唯一一个知道山洞秘密的人。芝麻开门。